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回家后问许玉兰：“这何小勇的女人来干什么？” 徐玉兰说：“哎呀，他的头发有好几天都没有梳理了，衣服上的纽扣也掉了两个，两只鞋是一只干净，一只全是泥，不知道他在哪个泥坑里踩过了。”嘿，我在问你，他来干什么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何小勇躺在医院里，快死了。 医院救不了何小勇啊，他呀就去找城西的陈先生，陈先生也救不了何小勇，他说只有咱们家一乐能救何小勇，让一乐呀爬到他们家的屋顶上去喊魂儿，去把何小勇的魂儿喊回来，所以呀他就来找一乐了啊。 那他自己为什么不爬到屋顶上去喊呢？他的两个女儿为什么不爬到屋顶上去喊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他去喊何小勇的魂儿听不到，他的两个女儿去喊何小勇的魂儿也听不到，一定要亲生儿子去喊何小勇的魂儿啊才会听到的，啊。 这是陈先生说的，所以呀，他就来找一乐了。啊，他是来做梦了，啊，他是做梦想吃屁。当初我徐三官大人大量，把养了九年的一个儿子白白还给何小勇，他们不要啊啊！我又养了四年，他们现在来要了，嗯， <laughs> 现在我不给了。 何小勇，他活该要死！这种人活在世上有害无益，就让他死掉算了。哎他妈的，还想让一乐去喊他的魂儿呢？就是喊回来了，也是个王八蛋的魂儿。哎，我看那何小勇的女人也真是可怜啊！做女人最怕的就是遇上这种事儿。 家里死了男人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哎，想想自己要是遇上这种事儿，还不放屁？我身体好着呢，我力气都使不完呢，我全身都是肌肉，一走路啊，我身上的肌肉就蹦蹦跳跳的。我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有时候替别人想想。 就觉得心里也不好受。何小勇的女人都哭着求上门来了，再不帮人家，这心里说不过去呀。他们以前怎么对我们的，我们就不要去想了。怎么说人家的一条命在咱们手里，总不能把人家的命捏死吧？哼，何小勇的命就该捏死。 这叫为民除害，那个开卡车的司机呀，哎，还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呢。哎，你常说善有善报，你做了好事儿，别人都看在眼里。这次你要是让一乐去把何小勇的魂儿喊回来，他们都会说许三观是好人。 都会说何小勇这么对不起许三观，许三观还去救了何小勇的命。呵呵，他们会说呀，我许三观是个笨蛋，是个傻子，呃，是个二百五，呃，是他妈的老乌龟。他们会说我许三观这乌龟呀，越做越甜了，啊，越做越香了。哎，怎么说，何小勇也是一乐的亲爹呀。 许三观伸手指着许一兰的脸说：“哎哎哎，你要是再说一遍何小勇是一乐的亲爹，我就打烂你的嘴！我是一乐什么人呐？啊，我辛辛苦苦养了一乐十三年呐！我是一乐什么人？哼，许玉兰，我告诉你。” 你想让一乐去把那个王八蛋的魂儿喊回来啊？先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何小勇的魂儿就别想回来。说完，徐三官把一乐叫到了面前。一乐，你已经十三岁了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爹已经死了。 我妈跟着一个男人跑了，我一个人呢在城里活不下去，我就走了一天的路到乡下去找我爷爷。其实路不远，走上半天就够了。我中间呢迷路了，要不是遇上我四叔，我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啊。我四叔啊不认识我，他看到天都快黑了，我又是一个小孩他就问我到什么地方去呀？我说。 我爹死了，我妈跟别人走了，我要去找我爷爷呀。我四叔知道我就是他哥哥的儿子的时候，蹲下来摸着我的头发就哭了。哼哼，那时候我已经走不动了，我四叔啊就背着我回家了。一乐啊。 我为什么和我四叔感情深呐？啊，就是因为四叔把我背回到爷爷家里的啊。这做人要有良心呐。我四叔死了有好几年了，我现在想到四叔的时候，这眼泪呀又要下来了。做人要有良心。 啊，我养了你十三年，这十三年里面，我打过你，骂过你啊，你啊，不要记在心里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，啊，这十三年里面，我不知道为你操了多少心呐，哈哈，就不说这些了，你也知道我不是你的亲爹啊，你的亲爹呢？ 现在躺在医院里，啊，你的亲爹快要死了，这医生啊救不了他。哎，城西的陈先生，啊，就是那个算命的陈先生，也是个中医。他说呀，只有你能救何小勇。说这何小勇的魂儿呢，已经从胸口飞出去了。 这陈先生说呀：“你要是爬到何小勇家的屋顶上，就能把何小勇的魂儿喊回来。”一乐呀，这何小勇以前对不起咱们啊，这是以前的事了，咱们呢就不要再记在心里了。现在这何小勇性命难保。 救命要紧呐！啊，怎么说这何小勇也是个人呢？只要是人的命，都要去救啊！ <laughs> 哈哈，再说他也是你的亲爹嘛，你就看在他是你亲爹的份上，爬到他家的屋顶上去喊几声吧。一洛呀，何小勇现在认你这个亲儿子了。 他就是不认你这个亲儿子，那我也做不了你的亲爹呀。一乐呀，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做人要有良心啊！我也不要你以后报答我什么，只要你以后对我就像我对我四叔一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！ 等到我老了死了，你想起我养过你啊，这心里啊难受一下，呃，掉上几滴眼泪出来， <laughs> 我就很高兴了啊。呃，一乐呀，你跟着你妈走吧。一乐，听我的话啊，去把那何小勇飞走的魂儿喊回来。 啊，一乐，你快走啊！这一天，很多人听说许三观家的一乐要爬到何小勇家的屋顶上，还要坐在烟囱上去把何小勇的魂儿喊回来，于是很多人来到了何小勇的家门前，他们站在那儿看着许玉兰带着一乐走了过来。 又看着何小勇的女人迎上去，说了很多的话。然后，这个很瘦的女人拉着一乐的手，走到了已经架在那儿的梯子的前面。何小勇的一个朋友这时站在屋顶上，另一个朋友在下面扶着梯子。一乐沿着梯子爬到了屋顶，屋顶上的那个人拉住了他的手。 斜着走到烟囱的旁边，让伊乐坐在了烟囱上。伊乐坐上去以后，两只手放在了腿上，他看着把他拉过来的那个人走到梯子那儿。那人用手撑住屋顶上的瓦片，两只脚摸索着踩到了梯子上，然后就像是被河水淹没似的，那个人沉了下去。 一乐坐在屋顶的烟囱上，看到另外的屋顶在阳光里发出了湿漉漉的亮光。有一只燕子尖利的叫着飞了过来，盘旋了几圈又飞走了。然后很多小燕子发出了纤细的叫声，叫声就在一乐前面的屋檐里。一乐。 又去看远处起伏的山群。山群因为遥远，看上去就像是云朵一样虚幻，灰蒙蒙，如同影子似的。站在屋顶下面的人都仰着头，等待着伊乐喊叫何小勇的魂儿。他们的头抬着，所以他们都半张着嘴。 他们等待了很久，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，于是他们的头一个一个低了下去，放回到正常的位置上。人们开始议论纷纷。伊乐坐在屋顶上，听到他们的声音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。何小勇的女人这时候对伊乐喊叫道：“伊乐，你快哭啊！” 你要哭，这是陈先生说的。你一哭，你爹的魂儿就会听到了。一洛低头看了看下面的人，看到他们对自己指指点点的，他就扭开头去。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屋顶上，四周的屋顶上没有别人。 所有的屋顶上都长满了青草，在风里摇晃着。何小勇的女人又叫道：“一乐，你快哭啊！你为什么不哭啊？一乐，你快哭啊！”一乐还是没有哭。 倒是何小勇的女人自己哭了起来。她哭着说：“哎，这孩子怎么不哭啊？刚才对他说的好好的，他怎么不哭呢？”然后他又对着一乐喊道：“一乐，你快哭啊！我求你快哭啊！” 一乐在屋顶上问他：“为什么要我哭？”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你爹躺在医院里，你爹快死了，你爹的魂儿已经从胸口飞出去了，飞一截儿就远一截儿啊！一乐，你快哭，你再不哭。” 你爹的魂儿就飞远了，就听不到你喊他了。 <gasps> 你快哭！一乐说：“我爹没有躺在医院里啊，我爹正在丝厂里上班呢。我爹不会死的。我爹呀，正在丝厂里推着小车送蚕茧。我爹的魂儿在胸口里藏的好好的。” 谁说我爹的魂儿飞走了呀？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那私厂里的许三观不是你爹，医院里躺着的何小勇才是你爹呀！你胡说！哎，我说的是真话，许三观不是你亲爹，何小勇才是你亲爹呀。” 你胡说！何小勇的女人转过身去，对许玉兰说：“我只好求你了，你是他妈，你去对他说说，你去让他哭，让他把何小勇的魂儿喊回来呀。”许玉兰站在那儿没有动，他对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这么多人看着我。” 你要我去说些什么呢？我已经丢人现眼了，他们都在心里笑话我呢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不去。何小勇的女人身体往下一沉，扑通一下跪在了许玉兰的面前。他对许玉兰说：“我跪在你面前了，我比你更丢人现眼了。他们在心里笑。” 也是先向我，我跪在这儿求你了，求你去对伊乐说吧。何小勇的女人说的是眼泪汪汪的，徐玉兰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快站起来！你跪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还是我，不是你呀！你快站起来，我去说就是了。”徐玉兰上前走了几步。 抬起头来，对屋顶上的一乐叫道：“一乐，一乐，你把头转过来，是我在叫你呀！一乐，你就哭上几声，喊几声，去把何小勇的魂儿喊回来，喊回来了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你快喊呐！妈，我不哭，我不喊，一乐。” 你快哭，快喊呐！到这儿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的脸都丢尽了。要是人再多，我都没地方躲了。快喊呐！怎么说，那何小勇也是你的亲爹呀？一乐在屋顶上说：“妈，你怎么能说何小勇是我的亲爹呢？你说这样的话。” 你就是不要脸了呀！啊呀，我前世造孽呀！徐玉兰喊叫了一声，然后回过身来对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连儿子都说我不要脸，全是你家的何小勇害的。他要死，就让他死吧。我是不管了，我自己都顾不上了。”徐玉兰。 不管这事儿了，何小勇的朋友就对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我说，还是去把许三观叫来。许三观来了，一乐或许会哭上几声，会喊几声的。”当时，许三观正在私厂里推着蚕茧车送货呢。何小勇的两个朋友跑来告诉他：“哎，一乐不肯哭啊。” 也不肯喊，坐在屋顶上说：“何小勇不是他亲爹，哎，说你才是他亲爹。”这许玉兰却让他哭，让他喊。他说：“啊，许玉兰不要脸！”哎，徐三官，你快去看看，救命要紧呐！徐三官听了这话，放下残检车就说：“嘿，好儿子。”然后。 这许三观来到了何小勇的屋前，他仰着头对一乐说：“好儿子，一乐呀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啊！我养了你十三年，没有白养你啊！有你今天这些话呀，嘿嘿，我再养你十三年也高兴啊！”一乐看到许三观来了，就对他说。 爹，我在屋顶上待够了，你快来接我下去，我一个人不敢下去。爹，你快上来接我呀！嘿嘿，一乐呀，我现在还不能上去接你啊，你还没哭呢，还没有喊呢，那何小勇的魂儿还没回来呢。爹，我不哭，我不喊。 我要下去，哈哈哈！啊！一乐呀，啊，你听我的话啊！哎，你就哭上几声，喊上几声啊！啊，这是我答应人家的事儿，我答应人家了啊，就要做到呀！这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哎，再说那个王八蛋何小勇，也真是你的亲爹呀！ 这一乐一听这话，在屋顶上就哭了起来。他对许三观说：“他们都说你不是我的亲爹，妈也说你不是我的亲爹。现在你又这么说，我没有亲爹，我也没有亲妈，我什么亲人都没有。我就一个人，你不上来接我，我就自己下来了。” 这一乐站起身来，走了两步，屋顶斜着下去，他又害怕了，就一屁股坐在了瓦片上，响亮的哭了起来。何小勇的女人对一乐喊叫道：“哎呀，一乐，你总算哭了！一乐，你快喊呐！”你闭嘴！”徐三观对何小勇的女人吼道：“那一乐。” 不是为你那个王八蛋何小勇哭，这一乐呀，是为我在哭呢。然后许三观又抬起头来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好儿子，你就喊上几声吧，啊，喊了以后啊，呃，我就上来接你，我接你啊到胜利饭店去吃炒猪肝爹，你快上来接我呀，一乐。” 你就喊上几声吧，啊！你喊了以后啊，我就是你的亲爹了啊！一乐呀，你就喊几声吧，你喊了以后啊，何小勇那个王八蛋就再不会是你的亲爹了，从今儿个往后啊，我就是你的亲爹了啊！一乐听到许三观这样说，就对着天空喊道：“爹，你别走。” 爹，你回来！刚一说完，他就对许三观说：“爹，你快上来接我呀！”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一乐，你再喊上几声啊！”一乐就去看许三观。许三观说：“哈哈，一乐呀，你就再喊上两声吧。” 爹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！爹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！转过脸儿，于乐就对许三观说：“爹，你快上来接我吧。”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